看得到啊，啊，所谓佛看得到以后，那佛就把这个法呢，就传给大家设的微笑啊，不是我们的哈哈大笑啊，那不叫微笑，啊，微就是一般看不到，啊，一般人脚踏不到，佛嘛有佛眼呐，啊，你这个。 在会的大众，哪一个得法不得法？哪一个开悟不开悟？不都晓得的？啊，所以佛把这个如来，嗯，有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、实相无相微妙法门，啊，不利语言文字教外别传传给大家说，传这个法，嗯。 这个法是心心相应传下来的。一般世间上人，就是我们的人世间的人，有的时候呢，好像是，呃，这个道理啊，嗯，呃，这个道理很难讲，啊，很难讲，很难讲，就是只可以意会，啊，不可以言传的。世间的法尚且有这种现象。 然后我们这个佛法呢，佛法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，所以称为涅槃妙心，正法眼藏。 <clears throat> 你说娑婆世界的众生的根性，耳根力眼根也利啊，啊，大家叶就是从眼根开悟的，啊。 从眼根开悟的还多得很。你比如我们过去有一位禅师，那黄龙禅师，黄龙一指禅，他老人家接人怎么接法子呢？凡是当参学的人去参拜他，他就不跟你说话，不是说。 给你讲讲开示啊，说说法呀，不说的，他就把个手指头一竖，啊，哎，就把这个手指头一竖，人家看到了就开悟了，啊，这不是从眼根入的吗？嗯，二是五缘通，漏根、漏尘、漏事七大。 而是无法，门门都可以入道。啊，那个黄龙山人，竖一个指头就开悟了，啊，竖一个指就开悟。他来了，他不也不讲话，跟那个赵州茶、云门饼一样啊，啊。那从什么地是悟道的呢？啊，从舌根入，舌根，舌根的根性悟道的。 漏程都是法界啊。黄龙禅师有个小侍者，他看惯了黄龙祖师来了人，他就不说话，就一竖个指头都开悟。有一天，黄龙禅师不在家，不在家嘛，人家也有来当参学的。嗯，他就是什么老黄不在家，哎，小黄就作怪了，他就坐着高头去。 哎，人家我请问呐，偶一请问，他也摆个手指头一竖哎，这个也手指一竖啊，人也开悟了，怪事不怪事的嗯，啊，回来嘛，他就把这个事儿嘛，就跟这个老活跟这啊老黄龙禅师讲啊，有这个事儿，他说好，呃，你再把手指头数一数，那个小和尚呢，是学样子的，学着玩的。 这个小红把手里一住啊，老黄拿个刀子一下子把这个手里给他砍掉了。叫你再竖竖看，再竖竖不起来了，竖不起来，这个小红也开悟了。啊，过去这个禅宗的这些个往事啊，现在人都做不到的。嗯，你看我们现在想开个悟啊，想用个功啊，多少困难呐，多少吃力呀！ 还不肯做。用功之道，说来说去就围绕我们现前这个一念心，修嘛就修这个心啊。当然，修的功夫是由深由浅。我这个人修久了，啊，一年、十年、三十年、五十年修下来。 功夫就深了，那么才修的呢？才修的功夫就浅，啊，他自然会有深浅的。但是修身修浅都不能离开这一内心。我们日常用功， <clears throat> 说古人呢也总结一些个用功的。 各式各样的情况，啊，呃，形成一些个啊古来的这个大德高僧，啊，呃，我总结，啊，有些个家言，这是就是就是说佛言祖语嘛，啊，这个用功的心态是什么样子呢？要掌握。 啊，一定要掌握。不晓得，不晓得，我们可以找祖师的语言，就是佛言祖语，那个都是过来人说的来呢，就给我们做尺子的，就拿这个尺子，拿佛言祖语这个尺子，量我们用功的这个心地的情况，看看这是对不对。 永嘉大师说过的，恰恰用心是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，啊，那都是过来人经过的，啊，千真万确的，一点都不含糊的，就说我这个用心呐，恰恰用心嘛。 这个恰恰用现这个恰恰两个字呢，就是在正修行用功的道路上，一点都不能有偏差的，恰到好处的，啊，这个也就呢，也这个也只能说是呢，如人饮水。 冷暖自知，恰到好处。这个恰到好处什么样子啊？啊，这恰到好处什么样子？说不出来的。嗯，齐宣那个过去有这么多有这么有这么长故事。齐宣齐桓公，啊，过去那个齐国齐桓公，皇帝啊，啊，度数于堂上。 论点，硕论于堂下，这个齐桓公过去啊，嗯，做皇帝嘛，也要念书呢，啊，效法古人，都是读古人书。齐桓公读书于堂上，他坐在上面念书，念得津津有味的。 这个轮扁说轮椅，他轮扁是个什么人呢？是一个，等于是一个木匠，啊，做什么呢？做那个车轮子，不是现在做汽车那个橡皮的轮子，过去都是木头车子，啊，木头车子嘛，你要这个车子跑嘛，它也有轮，轮嘛都是圆的，啊，硕轮就是用工具。 就那个坐这个轮， <clears throat> 他就问，就是问那个，他就跑这个堂上问了七国。他说：“你这是念书念什么东西啊？”啊，他说：“我念古圣贤之书啊，我就我也效法圣贤呐。”那个轮扁，轮扁呢是这个硕轮的那个人的这个名字。 你是读古圣贤之书啊？他那什么是古圣贤之书？啊，那是古圣贤之糟粕。啊，糟粕什么？这个糟粕呢？古圣贤的精神面貌不在那个语言高头就在语言之外，就像我们这个佛法一样。 你这佛法呢，在文字里向啊，啊，不利语言文字吗过去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呀，是达摩西来一字无，全凭心地用功夫。若要纸上寻佛法，鼻尖天干洞庭湖。啊，他就是说了。 达摩西来一字无，达摩从到从到东从西从西从西方到东土来，啊，没带东西来呀，嗯，那个那个四季冷四季冷却境，我们顺便带着来的啊，那不算。达摩西来一字无啊，啊，全凭心地用功夫。在印度我们不是晓得啊，达摩大师到了中土来，在那个少。 在那叫什么地方啊？那面壁九年，做什么的？啊，全凭心地用功夫啊！啊，纸上行佛法，啊，纸上行的哪有佛法啊嗯，啊，佛法是离语言文字的。说是你这个齐桓公在堂上的读书、读祖国的糟粕，啊，古人的精华呢，不在那个书上。 哎，那个古人的书，在我们中文下说，那就是标月指，懂吧这标月指啊，啊，那叫你音指见月的，啊，你要在文字上在那个地方推敲啊，胡思乱想啊，啊，那叫个钻固纸啊，那个论点。 他当时呢，就跟那个齐桓公他说：“我不要说你这个想读古人书啊，学古人。他说我作为一个轮扁，作为一个木工，这个小小的这个技术啊，我都不能够传给我的自己自己的子孙啊，这不能讲啊。” 我说我这讲怎么讲法的呢？我这个技术得之于心，用之于手， <laughs> 嗯，就这么个情况。你叫我怎么讲呢？其实我只有我自己晓得，要说说不出来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所以这个心呢，不可思议啊。 佛法讲不可涅槃妙心嘛，这个心是妙心呐，不可思议。众生的心也不可思议呀，一样嘛。嗯，所以大家设在灵山会上破颜微笑得法的时候呢，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、实相无相这个微妙法门传给大家说的，这个四句话，啊。 就是佛法的法印，就是这么一代代传下来的。嗯，啊，你看那个正法眼藏，嗯，他为什么不叫正法耳藏啊？嗯，为什么叫正法眼藏呢？从我们的六根来讲，眼、耳、鼻、舌，这眼睛这摆在前头。 啊，从我们一个人来讲，你看看是眼睛重要还是耳朵重要啊？啊，如果要问要人要问我说是，你还是要耳朵还是要眼睛？我说我要眼睛，我不要耳朵。不戴耳朵吗？还是少烦恼？这不是眼睛不行啊，那走路都不好走。正法眼藏，那除了正法眼。 晋大帝是沙门的一只眼，啊，开始误入佛智之见，他不是讲见，就是眼呐。《楞严经》释迦牟尼佛那个给教化这个无难的，其数真心，十环显见，多半都是用眼的，啊，开佛之见。 不是眼吗？明心见性不是眼吗？见道方修道，那不是眼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这个眼啊，在我们佛法里像有肉眼，大家都有的肉眼啊啊，肉眼耐非通，天眼通非碍啊，那个我们这个肉眼没得用啊。 隔着一层窗户纸都看不到，外边都看不到。嗯，天眼呢？那个是这个这个这个墙壁，它是能够看得到、看得看得通的。嗯，佛也有肉眼，但是超过肉眼；佛也有天眼，而超过天眼，也有慧眼能够见空，也超过慧眼，也有法眼超过一切菩萨，啊。 佛呢也有佛眼，那个佛眼呢，降伏以还就不具备了。佛眼如前日，照义腿还同体，就是眼的根性，佛的根眼根的根性跟众生的眼根体是一个样子的。那佛那个铁佛眼呢是修得的，啊，说是照义 体还是一个样子的，心佛即众生，事三五差别嘛。这个循环这个道理，处处通，没有两样子。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自暴自弃。说我们是凡夫啊，人家是成佛了，成佛从哪来的？还不是从我们这一道一步步修的来的嘛？啊，下下人要有上上志。 这个是做我们现在修佛的人上是当仁不让的，啊，都能够成佛，不能说我苦恼啊，我业障重啊，你业障多重啊，嗯，那个三组见二组啊，就是我业障重啊，啊。 业障在什么地方呢？找业障找不到，啊！你叫我忏悔，你拿来我给你忏悔呢？找不到。嗯，业障重啊，啊。那个四组见三组，他说我这个，嗯，好像是不得写脱，求写脱。 所以说，那个四祖说是哪个把你捆到的，哪个把你拴到的？ <laughs> 没有，没有，就我已经给你做了写错了嘛。啊，恰恰用心是恰恰无形用。我们现在当然用这个一念心，用这个功，用这个念佛是嗯 这个恰恰用心念佛的是谁？不明白，就用这个心，念念明明、清清楚楚的、历历明明的，就用心。用心要有心可用，你可不能够把这个心摆在那个地方不用，啊，空牢牢的，墨守空闲，那个就不叫恰恰用心。 啊，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。啊，你看这个事不是叫有些时候就困难了，又叫我恰恰用心，又叫我无心用。这个恰恰用心跟恰恰无心用呢，是一不是二。正在恰恰用心的时候，一心得力的时候。 无心用无什么心呢？没有妄想心呢什么心都没有了。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那么这个古人的这个语言，可以做多方面的解释，也可以做多方面的领会，啊。 这就说我们的用功，你要合乎这个标准，那说明我们用功的道路呢是正确的。啊，恰恰用心是恰恰无形用。就你用心，有的人呢他不用心，我也不想坏事情，我也不想坏好事情，我也不起恶造业，我就这个地方啊，空空老老的，这个不叫恰恰用心。 那还有几句话呢？这个也是说嘛，这个禅堂的用功用功的这个衡量用功的正确与不正确，他是怎么说法的呢？行行即寂事，行行妄想分，寂寂行行事。 寂寂无寂非，这个都是在禅堂里向的，成了一种规律了，啊，都要合乎这个标准，纠正我们用功的还是正确还是不正确。 醒醒寂寂是什么？这个醒醒记，是醒醒就是明明白白的、清清楚楚的。但是清清楚楚的呢，这个里向没有妄想，不浮躁，没有妄想，历历明明的，只允许这个念佛是谁，清清楚楚的，啊，这个醒醒啊，醒醒寂寂是呢，就是醒醒妄想呗，我醒醒我这打些妄想来了。 那就不对吗？寂寂行行是寂寂无就寂寂。嗯，我这一禅念佛是谁？妄想也歇下来了，啊，瞌睡也没有，好像是好太平，满太平的，心里像蛮安静的，安静可以说没有妄想嘛。 但是你不能够睡觉啊！一喝南京想什么的事就睡觉了。所以寂寂醒醒是寂寂无忌非，无忌呢不计善，不计恶，那这个无忌那堕入无堕入无为坑。时时刻刻保住我们这个念头呢，历历明明没得妄想。 醒醒寂寂呢？寂寂无寂，无静如寂，就是说一寂静下来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念佛是也没有了，功夫也没有了，啊，那也不对呀。说这个都是衡量我们用功的标准尺子，就我们自己呢，要用功的时候参念佛是谁，自己要注意这一点啊，千万不要走错路。 这个走错路一个，危恐堕坑落堑，啊，或是遭警戒，甚至遭魔障，千万不能够我们修行修行用功啊，想开悟啊，悟开不了，啊，那不是麻烦吗？啊。 一定要掌握自己这个，把这个路途掌握清楚，不能够走岔路。人说宁可千伤不误，不可以一世着魔。着了魔蛮困蛮困难的，很难挽回。啊，说明了这一点啊，那就我们这叫处处要注意这个功怎么用法子。醒醒，记记，醒醒，不能有妄想；记记，醒醒，记记，不能有昏沉。 啊，浑善良浅，这个我这个移情得力，就这样用下去，啊，功夫嘛都是从浅到深，都是从浅到深呐，啊，这是从有心到无心，这一步步用下去。那也不得底呀，参念佛时也是没得底的，啊，念佛时不是说的吗？一直送到你成佛呢。 嗯，破本参，破重关，破牢关，那个今后的事儿还多得很。呢所以佛法，你们要说我们现在没开悟，做个凡夫，啊，还没有进门呢，啊，说是不进门来还有可，一进门来事更多。嗯，要发大心，要有上上志，啊。 不怕我们是凡夫，那个圣人、佛陀是凡夫成的嘛，啊！说多了感恩的大家发起心来。